第二十六课：奇异的灯光。一、听力第一部分，第一到五题，请选出与所听内容一致的一项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、也许有人问：全国方言这么复杂，几万字的一本小书够用吗？我们认为。 在茫茫大海中，渔网再大也会有漏网之鱼。我们的网打算只捞与普通话不同的鱼。二，许大夫治病往往是一服药见效，三服药病就好。 这种高手给人看病，我们觉得花多少钱都值。当碰上瘟疫来临的时候，许大夫就会拿上药，挨家挨户去敲门，有患者马上免费治疗。三。 儿童情感起源于父母的抚爱和家庭温馨气氛的熏陶。如果在家庭中，父母能互敬互爱、和睦相处，善于处理好自己的情绪，孩子就能够获得爱和尊重，快乐健康的成长。 四，《城南旧事》是中国新时期电影中少有的研制作品。这部弥漫着淡淡的哀愁、沉沉的相思的电影，用非常物质的东西编织出诗意的世界，又不失现实的真。五。 中国是一个人均占有自然资源比较贫乏的国家，水资源、能源的危机随时都在冲击和影响一些企业的经济生产。同时，森林资源人均占有率也不高，保护环境、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条件，创造更多的社会经济效益，是每个企业应负的社会责任。